他他很忧郁，可是老人家不是，老人家忧郁症状其实反而情绪表现不多哈，呃，大部分的症状可能是身体症状，比如说他觉得容易累啊，然莫名其妙没有力气，莫名其妙觉得没有办法走路，然后肠胃不舒服，好心心脏闷闷的那。 当然，因为这些不舒服，家人或他自己常常会去看很多的医生。可是医生就跟他说：“啊，你这个没有问题啦啊，这是正常老化。”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真的很很累、很不舒服。好的，你可能都躺在床上。那这是他的身体症状。老人忧郁症除了身体症状以外，可能还会有出现认知症状。所以认知症状就像刚才说的，他可能会有记忆力不好的问题。 好，他以为他得了失智症，很多东西记不起来，甚至有那种家庭主妇做菜很好吃，好多小孩每个周末都要回来吃他做的饭。诶可是当他忧郁症的时候，他做的味道都不太，就是味道都味道其实还好，好，可是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啊，那家人鼓励他，他都说啊，我就是不会，我都想不起来。他可能可以站在冰箱前面站半小时，可是就是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菜。 好，那另外的认知状状，比如说他觉得思考变慢，好或理解能力变得比较差，他常常在处于脑袋放空的状况，所以你跟他说什么，好像没听到一样。那老人忧郁症除了刚刚说的身体跟认知的症状以外，另外当然就是有情绪的症状。那情绪症状除了跟呃跟你说他忧郁哈或看起来就很无阻以外，常常是出现易怒的问题。那易怒比较。 病人可能不觉得，好，就像刚刚说那个年轻的焦虑症，他自己也不觉得他易怒，通常都是家人，好把病人叼来说要来看医生。那严重的情绪症状，呃，到呃情绪的问题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他动作会变慢啊，比较迟缓啊，好整天那边发呆，都不爱出去，不爱动，跟本来个性会变得很不一样。好，那最后。 老年忧郁症常见的症状，像是精神的症状。所谓精神症状，就是他可能出现幻听或妄想。那老人忧郁症或老人失智症，其实都可能会有精神症状，可能会有妄想。可是妄想内容常常会不太一样。好，忧郁症的老人，他的妄想常常会专注在他的身体的问题。比如他跟你说他真的生病了，好，他的肚子坏掉了，他的 <laughs> 哪里有问题？那事实上，检查很多。 呃，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因为肠胃科的药感得到解决。那如果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好，尤其是他看过很多科都没有得到呃问题的解决，或者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一个好的答案的时候，呃，其实我们会建议可能要带老人家来看呃身心科，啊或者是精神科。那那刚刚有说到呃，老人忧郁症的症状其实不跟年轻人是不太一样，另外还有一些不太一样，还另外有一个。 可以说不太一样，可以说一样。好，他其实他们都很容易有物质的滥用的问题。那年轻人，我们大家知道，他心情不好可能会喝酒啊，可能会吃呃用一些摇头丸啊，会抽烟。那老人家，呃这几年喝酒也变多了。好，尤其是失眠，很多人会说啊，你喝个酒就好一点。好，那喝酒到底可不可以帮助失眠？这待会我们再说。那老人家另外一个常滥用的东西是什么？ 好中药草，老人家很爱买。你街坊邻居或地下电台，他们说啊，什么什么对什么东西有效，好，呃，吃了身体会好，会很用。那这他们就会很喜欢去买。然后我们有个临床上有个个案，他家里环境还不错。那他对他就严重失眠，已经八十几岁了。他坚持他每天晚上一定要睡到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他才叫睡饱。那呃，其实以八十几岁来来老人来说，他要睡晚上要睡到这么长的时间是有困难的。 那他就常常属于他自己觉得失眠状态。那失眠他很累，他就会去买想办法让自己睡好。他每次来看诊，都会告诉我他这个月哈这两个月他又买了什么新的玩意儿。那很有趣的是，所有的新玩意儿呢都有我们所谓的安慰剂的效果，也就是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前几天前一个礼拜都会有效。还有时候身上带一个什么会释放阿法波的东西哈，有的时候他带带一个。 呃呃一个手环，好，那个手环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离子的改变？那反正每次问他，他都说哦有效有效，可是再下一次看到时候，他就没有效了。那另外，呃，他还他还最最近他还买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四十万的床，哈，那个床除了床垫很舒服以外，还有一些仪器在上面。所以他跟我说那些仪器可以改变他的脑波，啊，我就说有没有效？他说应该有效吧，那么贵。 好，那啊，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个月，好回来，他又跟我说啊，仪器有没有效。所以，其实老人家他的忧郁或者是失眠，好，他其实会常常造成他们乱用呃一些物质的问题。那另外，老人家忧郁要很注意的一点，其实是呃想不开这件事情。呃，年轻人常常听到他们说想不开，哈，老人家其实不太会提。那有的时候你听他提呢，可能也就是。 轻描淡写的说啊，他觉得好像回的没什么意思，比较被动的，呃，自杀的想法。什么叫被动自杀想法？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说我要去死，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他可能会说，呃，如果今天突然发生什么事，突然被车撞，他也觉得没有关系。好，那老人家不太提自杀想法，可是。 呃，自杀一旦提了，其实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他们自杀的成功率很高。他只到会他会提的时候，通常都是酝酿了很久，好，真的忍不住了，他才会讲。好，然后，嗯，一旦他真的去做，自杀率成功率很高，为什么呢？ 好，第一个他真的是下定决心了。第二，其实这自杀常常会用的方法是吃药，尤其老人家手边的药很多。那年轻人呢？尤其像现在安眠药，其实大部分都很安全。那年轻人吃个三十甚至一百颗，可能就是睡个三天，哎，醒来又是，哦，精神很好。那老人家不一样，他第一他的药物的代谢本来就比较慢，好，所以他就算他是吞安全的安眠药。 它可能呃造成脑部的抑制效果真的就比较久，还有呼吸抑制效果真的就比较久。第二，老人家其实最多的不是安眠药，他们常常是很多内外科降血糖、降血压的药。那大家知道血糖、血压高一点呃不好，可是还不至于危险；可是低血糖、低血压的危险就是会有自死的危险性。所以当他乱吞药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危险。所以要提醒家里面有老人家或周遭有亲朋好友。 老人家，他如果提过自杀想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他是不是有情绪问题？那呃，大家其实很怕提自杀这件事情哈。我记得常常在问病人说：“哎，你会不会有想不开的念头？”你就看到旁边的家属又在挤眉弄眼，他跟你说：“哎，你不要问，好啊，为什么不要问？他怕我们一问，他真的会去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其实刚好是相反，自杀这个想法，其实它是一个。” 呃，忧郁症状的表现，然后它累积到某个程度的表现。那当，呃，其实尤其是老人家，他是非常压抑的，他其实他不会去讲他自己心情不好，也不会讲他有自杀想法。如果今天我们关心他多一点，问他说：“哎，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活得很辛苦？”好，我们当然不要说：“哎，你会不会去想死？”好，那太太直接也太没礼貌了。好，可是你如果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有活得很累、很辛苦？”好，老人家可能诶 听了他就开始掉眼泪，他可能开始讲为什么他觉得辛苦。当我们有机会讲、有机会表达，其实累积的压力就开始减少。就像气球，你不断你往里面加压，好气球越胀越大，总有一天会破掉。那你这时候给他释放的，呃，适时的给他释放一点点压力出来，其实反而会降低自杀危险性。好，当然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员，不要只有哦问完那就算了。好，记得提醒他周遭的家人，好，或是甚至你陪他去看医生。 好，让他知道说，诶这东西其实是可以治疗的。那呃，忧郁症到底有什么？呃，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大家都还是很怕看军人可以是更怕吃药。好，都有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说吃药会越吃越重啊，吃药会呆呆的啊。 好，那早期因为精神科是真的比较是严重的精神病患才会来看，不像我们现在大概看起来每个来看病的人都打扮的光鲜亮丽啊，都是上班族，漂漂亮亮的，看起来很正常。那呃，所以早期的那些观念真的会让我们害怕看医生哈，看精神科医师，嗯，那对药物也会有害怕。不过其实这几年的药物设计已经不会让人家有呆呆的感觉。那事实上。 呃，药物到底会不会成瘾？好，那呃，其实有些药真的会成瘾，像什么，像安眠药，好，不括是镇定剂。安眠药跟镇定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哈，只是一个镇静可以白天用，安眠药可能就是要晚上用。呃，这个药就会成瘾，所以成瘾就是说我会越用越重，好，本来或者是本来我吃这个量有效，哎，渐渐就没有效果了。本来我吃这个半颗可以睡六个小时，哎，现在我吃到一颗，好像也就半夜就醒过来。 好，那这就是一个可能不见得到成瘾，可是代表我对药物已经有耐受性了。可是并不是每个精神科的药都是这样子。事实上，最主要治疗的几种药，尤其是对忧郁症的药来说，呃，抗忧郁剂等等，它其实反而是。 对脑袋是有帮助。为什么说有帮助？因为当我们忧郁的时候，其实脑袋会开始退化，我们的海马回管记忆力的部分可能会开始萎缩。哈，我们血流，如果我们去照所以功能性的 MRI 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血流的分布也不太一样，会减少，活动力会减少。大脑的活动力减少，人就会反而会看起来钝钝的。所以，忧郁症的病人其实会钝。可是，当你有真的治疗，好好好使用抗忧郁剂的时候，那反而会对脑袋有个保护的效果。如果他有忧郁症的话。 那至于呃，人家说你会不会越吃越重？好，或者是抗忧郁的药是不是就要吃一辈子？那我们广告走过后再来呃跟大家解答。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后继续回到《全民养扣节目。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昂扣节目，我是振兴医院身心内科袁伟医师。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呃，老人家的忧郁症也会造成记忆力的问题，可是大家都很怕看医生，很怕吃药，因为有一些传统观念认为药物会吃一辈子，或者是药物会上瘾。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有些药真的会上瘾，要使用上要很小心，包括镇定剂跟安眠药。可是事实上，真正治疗忧郁的药，其实是反而对脑部。 呃，这对于忧郁症病人上来说，对脑部有保护的效果。那会不会吃一辈子？好，那这个问题就大灾问了。老实说，为什么？其实我都跟病人说，忧郁症是会好的病。而事实上，很多我的病人也真的会好。可是为什么也真的有很多病人他吃药吃好久？咦，那呃，那老人家他已经年纪那么大，难道他要吃一辈子吗？呃，事实上，嗯，因为忧郁症成因很多啦。好，那如果呃，假设他这个先天上没有什么。 呃，比如说没有家族史，很多人都忧郁症，那我们还是一般认为他是会好的。可是忧郁症的成因如果跟他现他的个性有关，好好他看事情的方式有关，他什么事情都比较往负面方法去的方面去想，好或先假设最坏的事情会发生，那他得呃得到忧郁症几率可能就高了一点。 好，或者是他的个性如果很急，好，即使没什么事，很多老人家其实现在只剩打扫家里啊，偶尔买买菜，可是他每天都还是急崩崩的，那时间排很满，或者是就算没什么事情，他也是要急得把每一件事手上的事情都做完，他才能敢休息。那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就很容易压力比别人还要大，或是我们所谓有所谓的完美个性的，要求完美个性的人，完美主义者。好，那年轻的时候工作可能就是事事情的。 对事情要求很高。好，那。 年纪大了，他如果退休了，他可能对家里面的环境、对自己的仪态、好他的生活的居住环境，甚至对他的另外一半对他的家人要求都很高啊。这时候压力也会很大。好，第一个他要求自己高，他要维持那个样子，压力就很大了。他要求别人高，别人才哪哪会甩他啊？好，我们都说，如果我们要今天要别人的人好了，我今天状况才会好，那这个人可能就真的要生病很久了。好，所以忧郁症要会不会吃一辈子？ 其实，在问的是到底忧郁症会不会好？忧郁症会不会一辈子？忧郁症有可能好的，而且几率很大。可是除了药物之外，我们可能也要试着去调整一下，想一想我们当初为什么忧郁，有没有哪些东西？好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忧郁就是因为我先生不好啊，我小孩不乖啊。 那我呃，我妈最喜欢说，我女儿不结婚啊，所以我忧郁。好，那事实上你要等这些东西解决，才忧郁会好好，那就很困难。好，所以呢，我们要反过来想，那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好，让自己变得更好，呃，更更愉快的，生活更愉快。那刚刚有提到说老人忧郁症，好，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药物的部分。好，那个呃，很多人会说你不要吃药，好，你就是。 嗯，就是想开一点就好了。那事实上，当人忧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想开一点，因为说我们看很多事情，就好像你戴了，呃，就好像你在雾霾充满雾霾的这个城市走路，你看什么东西都灰蒙蒙的。好，不是你眼睛不好，也不是城也不是东西真的真的不清楚，而是中间隔了一层雾霾。那忧郁症的时候，他就像心灵上有雾霾一样。 他看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他比较光鲜亮亮丽的一面，会比较有忧郁的角度去看。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你跟病人忧郁症的病人说你想开一点哦，铁定会被他恨死的。好，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如果可以想开一点，还需要我们来教他嘛？不用嘛？那忧郁症呢？呃，为什么那时候要吃严重忧郁症为什么要吃药？好，因为呃，就很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车子今天没有油，好，我们再怎么踩油门，你觉得这个车子会不会跑？ 不会嘛？其实像就像人生，如果我们当我们很忧郁的时候，脑袋都已经刚刚有说到，忧郁症会让我们脑袋变得比较迟钝，记忆力比较不好。这个时候，脑筋比较僵化。这时候，我们再叫他想开，他做不到。可是吃药有点像给他加油，加了一点油之后，好，你再踩油门，好，当然就会跑了。那自己要不要踩油门？就自己要不要去努力？当然也是要的。好，所以忧郁症是一个会好的疾病，只是我们要掌握黄金时期，赶快去就医。好，然后知道呃哪些东西要。 哪些东西要治疗？哪些东西要哪些药要吃？哪些药不可以吃？那还有就是，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可以做哪些调整。那自己想总是会有呃，这个自己都会有自己的呃看不见自己的地方，好，自己的盲点。那这时候，呃，透过专家的智商，好，其实会有一些帮助。那最初我们的题目其实是讲记忆力好，记忆力不好，到底是不是？ 呃，失智症。好，那刚刚我们讲了几个，其实都是会造成记忆力不好，可是不是失智症的问题，包括焦虑症，好，包括忧郁症。呃，其实失智症造成记忆力不好。呃，失智症呃记忆力不好的确是失智症常见的一个症状，可是这并不是只有记忆力不好这个症状而已。好，当然我们最常听到失智症其实是阿兹海默症，它也是呃 失智里面的最大宗，他的确是以记忆力的表现为主啊，而且是最早在发呃最早发现的症状。那记忆不好表现可能是什么？他当然不见得会跟你说他不记得事情，可是他可能就会重复问。好，就刚刚明明提醒过，哎，待会又忘记了。好，我记得我阿妈自己有这个呃失智症。好，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坐在。 他坐在我跟我妈中间，好吃年夜饭嘛，然后他就看看我妈，然后看看我说，哎，你们两个长好像，你们俩有没有关系啊？好，我们就跟他解释，然后我们是母女啊。好，那过了五分钟，哎，吃饭吃到一半，他又要再问一次。他吃了一档，呃，一顿饭下来，大概回答同样问题不下十次哈。那是吃这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那么夸张哈，连那么这么。 显而易见的事情都会忘记，可是可能你明天的要约什么，你提醒他，们明天要看医生，好，你待会要吃药，跟过一下又忘记了，好，那这是失智症，呃，阿兹海默症常见的记忆的问的症状，可是事实上失智症不止在记忆问题。 会出现缺失哈，它很多认知功能障碍都可能会有一些的呃减损。所谓认知功能，包括除了刚刚说的记忆力以外，包括我们的判断力、好理解能力、判断力。像我们可能说看新闻，发现有很多的老人家会被骗，就觉得啊，这个诈骗手法这么简单，他怎么会被骗呢？我们要小心，诶他会不会其实开始有些判断力出现障碍？好，那呃，抽象思考能力也 可能会有问题，好，问题解决能力也会出现问题。什么样叫问题解决能力？比如说，呃，我今天要从家里到 news 酒吧电台，啊，我要坐捷运的话，我要怎么搭车？我要先搭公车到哪哪一个捷运站？捷运站再搭几号车？哪一站下？再怎么走过来？这些就是问题解决。问题解决其实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很多啊，包括呃，我其因为日常老人家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临时发生的状况，好，家里面突然有一些事情要要处理。 呃，他能不能够很快的反应过来，很快的找到解决方法，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能力。那另外影响，也有可能影响计算能力。好，那呃，其实本来的功能越好，当然它在这部分的退化可能未必会退化的那么快。所以我们会常常发现失智症，因为失智症是一个渐进性的疾病，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可当家人注意到说，通常都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好，我们常会发现说，哎，比如说他是家庭主妇，本来很会煮饭，好，突然，呃，煮饭煮的味道怪怪的，好，太咸或太淡，好，那这个是他过去擅长的，那我们可能会想说，他会不会有失智症？那刚讲到计算能力，好，我们常见到会计师，我几会计师老病人啊，他当初他就算他那个失智症。 早期的时候，他其实都还可以帮家里记账，好，他去买菜还是可以不用心算就可以找钱，哈。可是到了中度以上的时候，他的计算能力就出问题，好甚至常常会忘了缴呃这个卡费啊等等、房租等等。那这个就是他过去擅长能力，可是现在却呃减损了。那失症会影响认知功能，除了记忆力、判断力、抽象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计算力以外，包括。 呃，视觉空间能力也会出现影响。什么是视觉空间能力？其实最简单说就是会不会容易迷路。好，所以我们做测验，其实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这个安全性有问有关系。嗯，有时候老人家刚开始出现的时他自己会有感觉，他会很慌。所以很多人他注意到自己好像有时候突然应该熟悉的地方怎么回不了家，他后来就会很不喜欢出门，很怕出门，可他又不好意思讲是这个原因。好。 所以注意到老人家好像，哎，怎么花那么久时间才回来？好，或是他呃花很多时间回来之后，他不太敢再出去。我们就要小心是不是哎有这个呃空间空间视觉能力有出现问题。另一个常见的认知功能问题其实是语言能力。好，语言能力像什么？呃，我们呃比如说呃。 我要讲手机，那我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呃，讲不出来那个东西是手机，我可能会用形容绕着别人讲，比如说就是你平常用来打电话跟人家联络那个啊，你拿在手上那个，好，呃，说电脑就说啊，你平常在上面做公文的那个啊，好哦，呃，老人家如果常说那个那个，好，就要小心，他没有办法讲出那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他会不会是也是一个在呃退化的呃失智的一个。 初期的状况，那失智症，呃，到底是不是？常常有人问啊，我我有这个记忆力不好，然后我有时候我也讲不出这个词，到底是是因为我老化了吗？还是我真的是失智症的一个早期？那其实正常老化还是一个失智症，其实有一些判断的方法。好，呃，第一个就是正常良性的老化呢，其实像影响记忆力，可是他的遗忘可能不会很夸张。 好，或者是他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再想起来，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提醒他一下啊，他就想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好，那呃，失智症就常常有的时候是提醒他，他也不记得了。好，那当然这跟失智症种类有关系，有些失智症像如果是血管性的失智症，你可能提醒他，呃，他也可以想起来。可是像阿兹海默症，好，就提醒他他想不起来。好，我们都举例说，其实就很像良性老化，就很像我银行里面有钱，好，呃，可是我提款卡搞丢了。 所以，你如果把提款卡给我，好，我我可能就可以把那个钱领出来，我记忆我的记忆就可以被存取出来。可是失智症就像银行里面没有钱，好，你提醒我，你给我几张提款卡，我里面去提还是没有钱的，好，还是没有办法记起来。那另外就是失智症，它可能会影响判断力，可是良性正常老化通常不会。好，那失智症可能在。 呃，熟悉的地方也会迷路。那良性的老化，可能我只是到陌生的地方，我会不太知道怎么样再找回那个呃找到路回来。可是因为它陌生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异常的状况。那病视感来说呢，呃，良性的老化，它通常自己知道自己有一点退化了，可是失政患者可能就没有。好，那这边讲到呃，良性老化跟失政的差别。那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后要接听大家口音。 欢迎来询问身心内科相关的问题，我将为大家解答。扣印的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昂扣节目，我是真心院身心内科袁伟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关注呃听众朋友的扣印电话，我们的扣印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线上有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嗯，医生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现象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失智症的征兆，就是去年有一个礼拜左右出现过两三次，就是我睡觉起来了，起来了以后突然不知道我我身处何处，本来自己家里面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突然记不起来了，但过了。 二十秒左右哦，哎，突然又恢复恢复了印象哦，这原来是家，请问这是不是属于失智症的征兆之一？OK，呃，刚好提到失智症，其实除了记忆力不好或定向空间不好，其实还有其他症状了。那不过我先问一下陈先生，您几岁？我五十九。OK，是呃，平常我们喝酒的习惯？呃，没有，没有。会不会常常出差？也没有，没有。好，嗯，第一个是。 呃，其实睡醒突然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哈，倒不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太大，好，或者是呃前一天太累了，突然睡着，呃，都有可能会造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是那么确定自己在哪里的状况。那当然，如果你要呃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其实还是可以来到医院。 好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认知功能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也要请问一下，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容易焦虑、紧张的状况？嗯，倒是有一种症状，就是我白天工作完以后，晚上回来啊，做梦的时候，整个晚上都还在继续在做。嗯哼，嗯哼，会有这种现象，也有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形。那您刚刚提到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焦虑症状，压力造成的。 好，我们就好像整天在忙，一直在想事情，想要解决问题，所以脑袋就像那个车车子一直在急速的转。好，所以你回家之后。 那个紧急刹车，你要他突然睡，然后突然放松，其实是没有办法。所以，其实你到睡眠时间，脑袋还是在继续往前加速前进，就会造成多梦啊，或是有些人是入睡的时候脑袋停不下来，整天白天事情再通通再想一遍，这个都是典型的压力症状。所以我倒觉得这个部分的症状，压力部分的症状，可能会比你担心失症呃的可能性高很多。好，谢谢谢医生，不客气。 那刚刚陈先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身心科常见，呃，常来看的一个原因哈。大家来看，不见得跟我说压力大，最常说的就是失眠。那失眠是不是睡不着？其实不见得，很多人是入睡困难，没有错。可是也有很多人是我睡了以后，跟早上起来都没有那种，呃，睡饱的感觉，好，或者是晚上一直做梦，像陈先刚刚讲到的状况，嗯。 那这样的失眠症状其实是发生在各个年龄层都有。那如果在呃呃，只是中年期间，好，那可能我们就会怀疑是不是情绪的问题或压力的问题造成。那怎么办呢？好，其实我们可以。 考虑一个就是降低压力的方法，降低方法，嗯，压力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可能不工作嘛。可是我们有没有抗压方法？比如说我下班回家，是不是就是工作忙完，忙着小孩，然后就忙着再继续工作的事情？那我们脑袋没有休息时间。所以我通常建议并呃呃，如果压力大，我在下班之后至少留个二十分钟，我可以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听个音乐去。 呃，合体走一下，公园走一下，好做一点别的事情，跟你上班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也会有帮助。好，那当然，如果压力大，呃，还有很多其他症状，好，比如像出现前面出现前面刚刚讲过，容易肩颈酸痛啊，容易脾气不好，好不见得发出来，你可能是忍住，可是就常很烦。那这个其实都可以找专业的身心科的医师来提供协助。那线上还有位肖先生，肖先生你好。哎，你好，那个我想请问就是说那个。 失智症啊，跟遗传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嗯，这问题很好，因为好多的病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带爸爸妈妈来看，就自己很担心会不会是失智症。嗯，其实先讲最常见的阿兹海默症啊，因为毕竟那是大中占三四成哈。阿兹海默症的确跟遗传有一点点关系。好，可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阿兹海默症的病人身上，我们常会看到有一种 APPLE E 的基 EFO 的这种基因。 好，不过也有很多阿海默症身上是没有这个基因的，所以它并没有是决断性的一个诊断标准。那呃，另外一种比较跟遗传真正相关的是所谓的早发型失智症，一般失智症可能都是六十五岁以上才慢慢发病。好，而且我们的发病的几率其实是跟着年龄是往上走的。好，六十五岁的一般人可能百分之三到五会有。 呃，失智症，可是每隔五年，个那个人数又会 double。那如果早发，早发是多少？五十岁以前，如果发生四十几岁就开始出现什么，呃，怎么开始忘东忘西的啊？除了忘东忘西，他很多判断力怎么跟以前不一样？脾气变得很古怪，跟以前都不同啊？那可能就要找进一步的评估。OK，线上还有一位熊先生，熊先生你好。呃，喂，呃，你好，医生你好。你好。 嗯，我想请问，因为我妈妈，我我有就是有去带她去看医生，然后她诊断是路易斯嗯体的那个失智症。那对，我想问说，那医生那那个就是因为我就是我外公也已经不在了，他最近竟然讲说我外公什么有遇到，然后嗯，那然后就是其他的。 我想问的是说，那那他这个，呃，感觉病况好像有变严重，那他这要怎么？有其他的什么有药物吗？还是说就没有？对啊，那个路易斯体失智症哈，其实前一阵子很红，是很常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好，陈常听到是因为那个 Robin Williams，罗宾威廉斯他。 不是自杀了嘛？后来他太太，大家以为他是忧郁症还是躁郁症，他后来他太太才出才出来说，他其实得到这路易斯体失智症。他在失智症比例大概在呃十七到十 percent 左右，不是很高，可是很常见。那您刚刚提到那个症状是视幻觉，好像会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人是哦，那这个是他们很典型的症状。那除了这个症状之后之外，他可能也比较容易在视觉空间的这个就是。 的判别会比较有问题，所以可能比如说我有病人，他家里镜子很多，就他会走到那个镜子前面，就不知道对面那个是谁，然后或者他走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转离开那个镜子，所以这个在环境空间设计上可能要简单一点点。那另外就是他们对药物的敏感性高一点。 好，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有副作用。那像是幻觉，我们一般失智症可以看身心科，也可以看精神科。可是如果出现这种精神症状，包括幻觉、视幻觉或听幻觉，或是妄想，好，有些妄想会觉得呃东西被偷啊，或觉得有人闯进家里头啊，或觉得另外一半偷人啊等等，这种症状都可以来精神科就诊，因为他可以用一些药物去控制这样的症状。那这些症状，呃。 控制之后，其实病人跟家人的生活品质都会好很多。那当然，因为老人家他对药物本来就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我们调药一定要慢。好，那调药之后，他可能睡得比较好，也比较不会。呃，有些人他因为是幻觉，他可能会突然很惊恐，哈，或半夜跑出去，那就有危险性的。呃，就会要考量他的安全性。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治疗的。哦，这可以治疗。那那医生，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去双河医院看。 就是那医生是只开，因为我妈妈半夜会叫哦，嗯，他只开那个睡眠的药，其他就没有再开其他的药了。然后我妈偶尔也会自己去开瓦斯，开了瓦斯，她既然不知道说没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没那个瓦斯的味道都已经跑出来，对啊，她都不知道。那所以所以。 医生是有药可以控制他做这些事情。嗯，好，第一个是，呃，你刚刚讲的安全性瓦斯这件事，我们没有药让他不开瓦斯，因为那是他生活的一个习惯。我通常建议他，如果会忘记，那他又有习惯煮煮东西，那可能就要把瓦瓦斯关掉，改成用电的。好，现在很多东西都有自动断电的功能，煮水。 好煮甚至锅子，其实这样会对妈妈来说比较安全。那所以药物它可以延缓它退化，其实路易斯体它可以用一些，它跟它有一些用药跟阿兹海默症用药是类似的，是可以延缓它退化，甚至也会对它的视幻觉有帮助。那另外就是精神科有一些药物也可以改善幻觉的部分。哦，好的好的，那我我再去换。好，医生谢谢。不客气。OK。 那刚刚提到了呃，路易斯体呃失智症其实是呃以前被忽略的，好，那呃早期的症状其实因为它不会以记忆力为主要的呃早期症状出现，好，它的早期症状可能是步态呃。 呃，可能是步态的问题，然后或是有点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症状，好，动作变慢啊，比较僵硬，好，或者是他早期就出现视幻觉。那他们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症状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会有这种呃睡眠的一种运动障碍。所以睡眠运动障碍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呃，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其实人是没有办法动的。好，那呃。 大家听过鬼压床吗？鬼压床好像就是我半夜起来就发现我身上我我都没有办法动，很惊恐，好过了一下才可以动。 那其实那是一个生理现象，只只是我醒错时间。如果我醒在做梦的时间，那时候本来身体的肌肉是没有任何张力的，所以是本来就不能动。可是我醒在那时候，就好像我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一样。那那在路易斯体失智症的病人，他有时候早期他还没有发病，可是他可能就会出现，呃，就没有其他的失智症症状，可他可能开始出现这症状就是这个睡眠运动的症状，好半夜。 睡起来会有鬼压床的这个感觉，当然不是鬼压床，就是代表这个啦那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好，那呃，另外一个大家常就是门诊常会有人问的问题，其实是呃，其实我知道我家人有问题，可是他们怎么都不太愿意看医生。那我怎么样让他看医生？哈，嗯，老人家的确不爱看身心科，他可能爱看很多其他科。那当我知道。 因为很多疾病，不管是忧郁或是失智，其实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好，或是至少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其实对，呃，就是对病病情的发展，会对家人都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安心。所以，如果病家人不愿意，老人家不愿意看医生怎么办？好，当然柔性劝说是最，呃，大家最常用的方法，可是通常都无效。老人家有的时候比我们固执很多。那 呃，可是老人家他不听孩子，他们通常会听所谓的有利人士，像什么样有有利人士？比如说是哪个阿姨跟他很好啊，哈，或者是呃，他平常不看身心科和他看内外科，他看他的糖尿病，他看他的高血压、心脏病，那他对这样的权威，他对他的心脏科医师讲的话，可能就言听必从。所以你其实可以先偷偷跟他的心脏科医师讲一下说。 呃，是不是说，哎，可以可以建议他来看医生？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那我们进广告之后，再来，呃，再来，再回来接大家扣音啊，扣音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昂扣节目，我是振兴医院身心内科袁伟医师。接下来继续接听呃听众的空印电话，空印话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先上林先生，你好。 啊，您好，我是林太太。林太，你好。呃，我是想请问，呃，我的婆婆今年八十岁，是。那呃，她她一直以来都会有那种就是怀疑别人的那种情况，是。呃，譬如说一开始可能呃会怀疑银行某个行员呃拐她的钱，嗯哼。然后第二个可能怀疑我呃某个亲戚偷拿她东西，嗯哼。那后来现在最近也是又在怀疑。 他的孩子，呃，东拿西拿他的东西，这样。那其实之依照之前状况，就是说，他如果怀疑那个那个亲戚，呃，或那一个人，呃，拿了他的东西，可是当那个人就是不如他的意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一直骂他，一直念他。嗯哼。那当那个人有出现跟他沟通过后，嗯哼，可能就就好转。嗯哼。那那可是因为这个情形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嗯哼。 对，那我们也有带他去看精神科，嗯哼，那也有也有也有次就是请他服药这样子。那最近也是一直在犯，那是因为他没有服药的关系，他会一直在重复这些事情这样子。是，所以他吃药的时候反应是好的，对症状有改善。嗯，之前知道他有吃药的时候是比较比较不会。OK OK，嗯嗯。 多以有几种可能性啦，有一种是长期的个性，我们那种，呃，他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对很多事都都会觉得别人特别有什么样目的，对，啊，那个性的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改变，可是他可能可以通过药物降低他的强烈程度或情绪的反应度，他可能还是觉得怪怪，可他比较不会用很激烈的方法去骂人或者是呃去做什么动作。那另外前呃前面有讲到，其实失智症是。 呃，也有出现多疑，因为他找不到，他常常就怀疑是不是别人拿了别人呃，那可是这样的症状常常会出现在就是比较老，因为跟失智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出现，就比较不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另外有一种比较呃比较多疑，有可能跟情绪有一点关系。那种多疑哦，比较不会是觉得人家拿他东西，可能比较会觉得是人家针对他，好瞧不起他等等，那种就会比较跟情绪相关。哦，所以。 我婆这种是比较属于失智吗呃，如果他是从以前啊，你二三十岁的时候，可问一下你先在他小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印象？妈妈，呃，从以前就是跟很多人都为敌哈，很多人常常觉得可能，对对对。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就会觉得他比较偏个性。那有没有可能本来个性这样加上失智症是有可能的？你会发现他的反应变得更强烈，对，好，然后比较，尤其是针对别人偷拿他东西的事情，更就是抓住不放。那如果是失智症？ 个性也好，或是症也好，其实药物会有一些帮助，减缓他那个症状的严重程度。不过就是因为他多疑，所以他对药物的配合度有时候也不会是那么好。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蛮伤脑筋，就是说，呃，有大家去看精神科，可是最近这种情况呃越来越严重，这样。那就我们要说服老人家吃药，其实要看他重视什么。好，他不觉得这个是他多，他觉得是明明是对方问题。所以我们跟他说，你吃这个就不会想，他觉得。 他才不相信，好，可是有些老人家他怕，比如说他怕睡不好，刚好这样的药吃了，他其实会睡得好一点。我们就跟大家说，这是睡眠的药，好，或者是呃，有些老人家他怕他是真的是退化，我跟他说是帮助他补脑的药，让脑袋灵光的药，就是看老人家在乎什么，我们可能对于药物的说法上可以有一些婉转。那如果你要真的是跟他说你这个就是生病，好，那以妈妈。 的那个婆婆那个个性听起来是，她绝对不会承认，她反而会跟你反着来，她就是不吃。OK，所以所以医生在开药的时候的说法也很重要，还是对我们家人要去说服她吃药的说法。我觉得如果在刚开始看，你妈妈个性如果婆婆个性如果很强烈的话，其实可以先在看之前先跟医生打个 pass。了解哦哦哦，好好，所以最近还是要。 频繁带他去看医生，可能先看一下，可是当然就是用比较呃他可以接受，比如说你最近常生气啊，身体会不好啊，都睡不着等等方法让他去看。好好了解了解，谢谢，不客气。好，那呃，其实我们常强调说要找专业人员看，为什么看病很重要？哈，第一个就是其实呃。 不管是哪一种情绪的问题，忧郁也好，焦虑或者是失智，早点看，其实真的有机会改得到缓解，得到改善。呃，而且其实，嗯，以前大家都觉得这个忧郁症是心病，哈，其实忧郁症是脑袋的病，跟失智症一样是脑袋的病。呃，久了那个脑袋真的会改变，所以早点治疗，那个都有可恢复性。尤其像失智症，其实很多失智症。 呃，他的症状像失智症，可是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像我们说阿兹海默这样退化性疾病。我们说，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谢谢你从失智症回来》，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书。好，那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是他可能是有失智症加上了忧郁症。那他忧郁症改善的时候，他失智症症状也会改善。那有还有很多可失智症症状可以改善，可以治，所谓可以治疗失智，症。包括。 呃，比如说他因为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啊，或营养不良问题，他可能贫血，可能缺叶酸，可能缺维他命 B 十二，好，呃，或是一些他因为神经性感染的问题，里面有脑炎、脑膜炎等等，好，或是他里面脑袋长的东西，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他的失智的症状。好，那当然老人家更要注意是。 其实很多药物可能会造成记忆力不好、恍神的症状。除了安眠药以外，像抗组织胺，然后大家最爱问就是：我失眠，我不吃安眠药，安眠药不对脑袋不好，那我吃褪黑激素可不可以？事实上，褪黑激素也有可能造成认知功能的下降。好了，还有一些止痛剂，甚至台湾呃最爱吃的胃药，好一些制酸剂都有可能造成认知功能下降。那当我们带老人家去看，医医生透过去问，甚至抽血。 好，我们其实，呃，抽血，然后检查他现在在使用药。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很，可以很快的找到。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退化？那大家来看诊，如果我要做市政症评估，我们大概可以期待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好，第一个，医生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认知功能测验。那如果门诊病人很多，有时候他会排给心理师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测验，因为刚刚有说认知功能不只是记忆力，好，还有其他空间概念啊、计算等等，都可以一起做测试。另外，我们会排一些抽血，甚至脑部的影像检查，可以呃排除这些可以呃。 看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做了改善以后，失智症症状会减缓。好，那今天大概讲到这边，我们今天讲到了老人家常见的失智症、忧郁症，那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呃记忆力。好，那呃记得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记得在家里面老人家来治疗。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真心院袁伟医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